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零六集。大郎君的身份看起来在家族里非常高，侍女见了林青霄后，连说话声音都变弱了。她小心翼翼的说：“大郎君。” 魔使马上就要到了，您怎么想起来找六小姐？有资格迎接魔使，看来林青霄的身份多半是嫡长子。听侍女的意思，这对兄妹平时并不亲近。林青霄突然抛下婚礼来找洛寒，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。然而林青霄才不管正常不正常，他淡淡扫了丫鬟一眼，说：“这里没你的事情，你可以出去了。” 接下来没有宣召，你不得入内。侍女欲言又止，她看了眼洛寒漂亮的脸，又看了看不怒自威的大郎君，最终什么都不敢说，低着头离开了。等人走后，洛寒扑哧一笑，说：“ <laughs> 哥哥，我们虽然是兄妹，但是都这么大了，你把我关在屋子里，不好吧？高高在上的嫡长兄。” 和落魄的六小姐，这是什么骨科剧本？林青霄无奈的看着他，别闹！洛寒笑得忍不住，故意说：“谁闹了？你要是心里没鬼，为什么要把丫鬟都赶出去？”林青霄知道洛寒今日不会轻易放过这一茬，他也坦然了，拉过洛寒说：“亲生兄妹，不在乎这些虚礼。” 洛寒险些呛住，林青霄却仿佛突然上了瘾，把洛寒拉得更近一些，说：“今日是你姐姐成婚的日子，我们去外面看看。”这种事情就比谁的脸皮更厚。先前林青霄不好意思，每次都被洛寒调戏个正着。后来林青霄发挥自己强大的学习能力，不断总结进步，承受能力逐渐上涨，现在甚至超过了老师。 洛寒被反将一军，反倒是他不好意思了。洛寒被林青霄拉着离开自己房间，在庭院中不断穿梭。两边的侍女见了他们，表情又惊又怕，远远的就给林青霄让开路线。他们绕了几道回廊，喧嚣声渐渐变大，人群也变密集起来。洛寒突然意识到不对，问：“你来过这里？”“没有。” 那你怎么知道新娘出阁的房间在这边？猜的。林青霄口吻淡淡的，这种庭院四平八稳，布局大致类似，随便找找就能找到。行吧。洛寒默默闭嘴，不参与学霸的谦虚。家房里已经非常热闹，里面的人兴高采烈。众人一回头，看到林青霄带着洛寒来了，都怔了怔，许多人站起来。 默默从中间让开一条路，见过大郎君。人群散开，洛寒一眼就看到婚床上的新嫁娘，对方看到洛寒，眼睛也瞪大了。洛大姐姐，洛寒赶紧打断风雨家的话说：“今日是你成亲的日子，能被魔神选为圣女，这是车家的荣耀，以后家族就指望你了。等姐姐去了圣殿。” 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好生侍奉魔神。风雨家听出了洛寒话中的意思，逐渐平静下来，如一个真正养尊处优的大小姐那样，金贵的汗了汗手。他们虽然被吸入壁画中的世界，可是扮演的人物和自身非常相像。比如洛寒年纪小，扮演的就是最小的妹妹；林清霄端重清贵，扮演的就是长兄。 而风雨家是得体大方的公主，扮演的同样是大家闺秀。就是不知道风雨晨去哪儿了。风雨家刚刚恢复知觉，就被一群人包围，周围人热热闹闹的往他身上挂配饰。风雨家没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又不敢贸然暴露，就只能心急如焚的忍着。刚刚看到洛寒和林青霄，风雨家都险些叫出声来。 幸好洛寒阻止得快，并且把关键信息融在画里，暗示风雨家时间、地点以及接下来的行动。风雨家毕竟是公主，一下子就听懂了洛寒的暗语。风雨家心里有了底，终于不再像刚才那样焦灼。不过，魔神，他们竟然穿到了魔神的世界，风雨家三观受到极大冲击。 在他出生的世界，神早已成为传说，他们只能在故事中听到神开天辟地的事迹，哪能想到现在风雨家竟然穿越到了神的时代，还即将被送去给魔神当婢女。风雨家说不忐忑是假的，可是身边林清霄和洛寒都十分镇定，有他们在，风雨家的心也渐渐安稳下来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洛寒和林青霄已经成了风雨家的精神支柱。有这两人在，无论遇到什么，风雨家都不慌。外面礼乐声突然大作，许多人从外面冲进来，兴高采烈地嚷嚷道：“快快给大小姐盖盖头！魔使迎亲来了！”负责迎亲的魔使到了，一群人冲进来，七手八脚地给风雨家盖上盖头。 扶着他朝外走去，风雨家的眼前骤然变暗，他心中一崩，浑身都僵硬起来。他要被送去给魔神，一个传闻中残暴嗜杀、乖张无忌的神灵。仙魔自古对立，若是被魔神看出来他的真实身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风雨家紧张中，忽然感到自己手臂被人握住，一个轻柔的声音从身边传来。 低声对风雨佳说：“不必紧张，我们会随着送亲队伍一起去神殿。”他说完，朝身边什么人问道：“哥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男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无奈：“你也要去？”“当然。”洛寒一下子警惕起来，说：“你竟然打算抛弃我，哥哥，你喜新厌旧也太快了吧！”“别胡说。” 林青霄拍了下洛寒脑袋，素着脸说：“不许说这种话。”这两人又开始打情骂俏。明明风雨家才是那个该被安慰的人，如今却被晾在一边，毫无存在感。他在盖头下无可奈何的抬了下眉，安慰自己说：“年轻人正直开窍，血气方刚，他明白的。”正常的婚礼会有催妆亲迎、拜堂环节。 但是现在另一方是魔神，这些环节自然全都省了。风雨家独自一人拜别宗祠，然后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坐上花车，给魔神当婢女是荣耀，就算是个无名无份的婢妾，也要端坐在花车上，绕城一周后吹吹打打送入神殿。这个婚礼嫁娶双方极度失衡，男方不迎亲不拜堂，甚至本尊连脸都不露。 可是女方却要带上丰厚的陪嫁，由父兄等人恭恭敬敬地送到魔神府上。林清霄是长兄，自然在送嫁的队伍里。洛寒作为一个不受宠的庶女，这种露面的场合不可能有她的份儿。奈何谁让她抱住了长兄的大腿呢？洛寒在一众姐妹嫉恨的目光中，登上送驾马车，跟着悠长的队伍一同去往魔神宫殿。 洛寒现在这个身份，姓车，家族中排行六，素来不受关注。车家并不是什么大家族，家宅离神殿非常遥远。要不是他们这一代出了个圣女，车家一辈子也没有资格面见魔神。洛寒作为小透明六小姐，更是鲜少有人知晓。洛寒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，心里慢慢琢磨。 他在中古大战结束不久就离开中古，回到天启纪，壁画的时代比中古靠后，已经进入远古时代。按理说这里面的人并不认识他，但是南宝魔神身边有参与了当年大战的将士，万一他们认出来洛寒的脸，那就糟了。然而凤羽家被送往魔殿，洛寒不能不跟着他，一旦来到魔神宫殿，就难免要和众多故人打照面。 这就是个无解的局。洛寒这种时候反倒庆幸六小姐是个沉默怯弱的性子，一会儿她借口怕人挡住脸，也不会显得怪异。洛寒正想着如何遮脸，他的车门就被人推开了。林青霄逆着光影推门而入，他进来后反手锁好车厢，还给门窗加了禁止。他这一套动作熟稔自然。 锁门关窗一条龙，和他当初在花楼撬窗时一样熟练。洛寒啧了声，说：“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想图谋不轨啊？”林清霄坐在洛寒对面，听到他的话，他脸上毫无波动，手却突然握住洛寒胳膊，将他拉入自己怀中。洛寒猝不及防，小小惊呼一声：“你做什么？” 林青霄已经给周围加了静音禁止，并不害怕声音。他反手将洛寒困在自己腿上，含笑说：“这才是图谋不轨。”洛寒被放在林青霄的腿上，胳膊被他单手握住，整个人都被锁在林青霄臂弯里。洛寒怔了怔，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反抗之力。他法力被削弱，现在是一个文弱的庶出小姐，哪里敌得过一个男子的力气？ 洛寒放弃挣扎，反而舒舒服服躺下，说：“兄长刻意避开旁人耳目，想来我呼救也没用了。既然如此，兄长想做什么，那就做吧。”洛寒说这些虽然是玩笑，但是也真存在些有恃无恐的意味。他知道林清霄不会做什么，颇有些肆无忌惮。林清霄看着腿上的人，忽地点了下头：“好啊。” 妹妹圣邀，为兄却之不恭。林青霄说着，按住他的手，轻身逼近。洛寒心里慌了一瞬，但更多的是胜券在握。他不躲，林青霄也不躲，两人越来越近，都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声。洛寒有些忍不住了，他想要往后撤，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禁锢，腿也使不上力。 完全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的状态。洛寒眨了眨眼，直视着林清霄的眼睛问：“你想做什么？你觉得呢？”这个姿势让洛寒本能不安，可是他心里又有股莫名其妙的自信。他依然稳操胜券，说道：“你不会的。”这种情况下，没有哪个男人经得起击。尤其林清霄蓄谋已久。 当即俯身附到洛寒嘴唇上，长驱直入。洛寒被人咬住了下唇瓣，都反应不过来，直到感觉到林清霄似乎在试探他的牙关，才终于回过神来。他立刻去推林清霄。然而他的手被扣在车厢上，腰又半悬空，林清霄只需要微微使力，他就完全挣脱不了。洛寒躲又躲不开，挣扎又挣扎不动。 怒而咬林青霄的嘴唇，林青霄完全置之不理，反而趁着他开启牙关的间隙，轻轻撩开他的虎牙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